踉跄三人行，广美啊，见到你可是太难了。这都多长时间没见过你？我怎么觉得就是一眨眼的时间而已？哎呦，你现在的生活严重脱离群众，所以我今天找一群众的代表， <laughs> 咱们这个周孝正老师，周孝正老师绝对是一神人，你没听说过？我没听说过，但是我刚才在化妆间里面已经感受到他的神了，他的气场是吧？ <laughs> 对，实际呢，他这个上台啊。 还没有他台下精彩 <laughs> 是吧？哎，周老师，今天这个话题啊，对广美啊很贴切，很接近，对你啊也许还有点陌生。我问你，高凌风这个人你听说过吗？嗯，基本没听说过。对，但是呢，高凌风的歌啊，很多人听过。嗯。这几天媒体夸夸夸就高凌风过世，高凌风过世，哎呦，就是一说起高凌风， <laughs> 广美怎么眼里都含泪花了？你对他有有有有感情？ 嗯，其实我们都是高凌风，我们大家都叫他高大哥，感觉上好像很熟。其实事实上呢，那个我我在工作上面只有跟他碰过一两次而已。但是就是说，他真的是我伴着我一起长大的。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看着听着他的歌，看着他的，呃，各种的主持长大。的。他最有名的歌是什么？好像说费翔唱的一个唱火的一个歌，实际是他呃原唱的歌。 对，其实现在你看到很多那个像哈林唱的那个大眼睛，大眼睛，然后那个是张惠妹吧唱的翻唱的一个什么是夏天里的浪花还是什么，诸如此类一个，还有费翔的几首成名曲，燃烧吧火鸟，对，呃几首歌，其实原唱人全部都是高凌风大哥，但是他很可爱的，他自己后来呃在复出来唱歌的时候，他也常常拿自己拿这个事情来给自己打岔，就是说对啊，我唱了半天没人知道那个是我，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在水一方吗？ 听邓丽君的吗？那首歌的原唱人是谁？你知道吗？绿草青青，是吧？也是高凌风的歌。哦，是高凌风的歌啊。对。哎呦，听说他还追过邓丽君。还追过林青霞呢，苦追十年，一个都没追上。一个都没追上。然后还结了三次婚。对，还离了三次。你说这个人，咱们可以看看他的照片啊。高凌风，你瞧。 你再看下边，你看这个殷世佳是他在参加那个武林大会的照片了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有这个白血病了吗？还没有，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没发现哈。对，你再看，哎，这是他的一家人。对，最后一任妻子。嗯，然后你再看，这是年轻的时候了。年轻的时啊，你知道，就是周老师，我这几天看这个高凌风，其实我也不太熟，但是我主要的一个。 一个一个让让让我觉得挺惨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我就觉得这个佛就讲这个人生疾苦啊，其中有一个叫病苦啊，嗯，一个是病苦，一个是啊台湾人讲的这个拼。我怎么觉得这个高凌风在这个生命最后几天呢，还在拼？你看咱们一直说对待这个疾病啊的这个态度哈，我一直啊就挺闹不明白这事儿。我说你的态度跟你这个病。 真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见过两种态度，你比如说，那有一种人可能就是彻彻底崩溃了，对吧？但是有一种人呢，你也可以说打肿脸充胖子，或者是说好一点说，高凌风，你可以讲他生命斗士，那就斗到什么程度啊？那就说我都得这血癌，这个都不治之症了，然后说我三月八号要开演唱会，我认为他甚至有一种迷信，他相信啊。 某种东西能够冲他这个呃这个病，甚至就是啊，比如说这个，你想都到什么程度？睡醒了满嘴都是血块儿，就是这个这个血就喷出来从嘴唇上，然后这个脸肿的眼睛都睁不开。最后他昨天不是不是对，就是去世前一天就邦基就摔摔倒了，摔倒了我还看到跟他几个老朋友还在吃饭啊，这吃饭的时候这广美讲啊，这个声音还是非常的洪亮，但是你一看这个状态啊。 哎，就觉得人就挣扎在死亡线上，我有那么一种感觉。你有什么感觉？因为现在所谓健康呢，它是生理的、心理的和社会的，还得有社会的呢。这社会加在一起呢，它是个健康的一个完整的概念。所以说，像他对待疾病的态度，因为我们从小呢就知道，对于疾病，那就是既来之则安之。这就是说你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，你得承认它，承认它呢，完了呢，配合医生治疗。 啊，完了还得乐观，这样的话对你的疾病的治疗或者对于寿命的延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看他中间还曾经，我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台湾人啊，是不是有一种拼命的一种精神？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他他他中间啊就得了这个病，然后就曾经啊这个瞧不上西医，就说我不化疗，我不化疗，就是说西医都是骗人的，或者治不好病的。然后呢，说我回家去念《金刚经》，啊，就相信这种啊精神的力量。 最后好像还是他前妻骂他，说你怎么你这不为孩子着想啊？你有病就不不去治，那回去做做化疗。 我觉得高大哥这件事情，他我觉得他是采取比较两种极端的，就是我这样讲吧。其实高大哥呢，他很年轻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一个天生的艺人，他他就是浑身，他在台上在台下的时候，他都散发出那种那种艺人的光芒，而且就是套一句现在的话来讲，他是一个非常爱现的人。对，他是属于那种语不语不呃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人。你要知道他曾经风光成什么样子，就是。 我觉得就是说，拿当年的他七几年的他跟现在的周杰伦相比，可能周周杰伦的受欢迎程度，当然我你要以那个时候不同的这个媒体的状态，还有观众，还有这个整个传播的状态，他的那个天王的地位，就说他曾经在神坛上，所以他可能他执着，他放不下，所以他等到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时日不多的时候，他还要靠这样子的方式。 把它支撑到最后一分钟，他不是唯一一个人。你还记得梅艳芳？啊，对对对对。梅艳芳做完七场的这个红馆的演唱会之后，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他就过世了。所以你说这不是精神的力量？你要知道，癌症病人到最后的时候，那种痛苦，那种身体上的痛跟精神上的痛，其实是一般常人很难够很难去想象的。我我我。 我父亲临终之前，我陪在病榻旁边，我感受到他那种痛。我帮他按摩的时候，他都痛的都受不了。所以你你想到一个都已经快要过世了的人，他还靠他的意志力来支撑他，他觉得说我要我死。 都要死在舞台上。我说，他说我不愿意死在病榻上，我不愿意死在床上，我要死，我都要死在床上。所以这是一个艺人，你你说他很奇怪吗？我我觉得我我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我也很难过的，就是说他他其实有很他生前还有很多的不舍。其实你说他结过三次婚，离了三次婚，你知不知道就在一个多月前，除夕的那一天晚上，因为他离婚了，而且他跟这个妻子离婚离得非常非常的难看，为了叫难看。 呃，有很多的感情的纠纷，呃，因为之前他的这个前妻可能有爆出什么呃婚外情啊、出轨这一类的绯闻，然后两个人可能又为了财产弄得很不堪。其实两个人生了三个孩子，他的这个前妻比他小了十九岁，就是弄，而且是弄上社会新闻头条。所以其实你说这么一个。 曾经风光过的人，最后是上社会新闻版，然后跟自己的妻子隔空对骂。但其实他很放不下，在就在一个多月前，他就闯到他前妻的家里面说：“老子今天就要在这边吃年夜饭。”所以他等于硬闯到人家家里面去，是他坐上了那个年夜饭的桌子。结果他前妻带着他最小的女儿到路边去吃牛肉面去了。哎呦，这个这个这个，我觉得。 这是一个家庭悲剧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巨星，你在感情上面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受到寄托，你在舞台上面，你还有那种想要抓住最后一次的机会，但是对都没有等到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艺人呐，这个还真是，你像呃，他都自己都这个身体都不行了，都都感觉坐着轮椅来的，呃，为他儿子站台嘛，前一阵回到大陆，回到大陆为儿子站台就唱那个歌啊。 还搏命的唱那个高高声啊，最后一个踉跄的的的摔在台上了，哎呦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这是这是为什么？这我这这这是一种很艺人是一种很特殊的人哈。对，因为演艺界跟我们学术界最主要的区别呢，就是艺人呢他是感性，异于常人的。对，你要学术界的他比较理性。真是我们一般用大脑呢代表理性，一般用心灵代表感性。其实没有高低贵贱。 所以说有一个哲人说一句话，说世界上不发美的事物，缺乏一对发现美的眼睛，但是还缺乏一组传递美的神经，因为有人他不传递，他视而不见，对吧？还得缺乏一个加工美的大脑，最缺乏的是感受美的心灵。所以说我们理解艺人，艺人他是非理性感性，对，啊，他有那种所谓的激情，啊，你像搞学术的，他一般没那么多激情。 对，他得理性啊，他得所谓得有证据，没错，你证据得确凿，甚至你得铁证如山，还得形成证据链所以他非常理性。没错，我是看出来，您这番话说明您对这个高凌风的死完全无动于衷。 <laughs> 不是，那么这个生老病死嘛，他呢有他的精彩的人生，对吧？他也最后呢，他也走到了生命的这个什么？所以说有一个哲人讲嘛，说死这种事儿啊，你不用怕，早晚他得来。 这话说的对，每次不用什么事儿呢，你都着急死，你用不着着急。不用哲人，就上次我们的另一个嘉宾这个王蒙老师，我们聊起这个，就说判刑啊，就说判死缓。王蒙说说，哎呀，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死缓吗？都是一种死缓的状态，这么悲观啊？你你能逃得过那一天吗？你逃不过，但是这个过程很重要啊。 啊，你不要忘记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他的过程已经过去很多了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就是我挺怕这个的，我我我挺怕这个病病苦。因为我的朋友啊，也有得这个白血病的。你知道到最后，我这是讲啊，我说这个医和病，这就是两把刀。你知道吗？治你这个病，那 化疗那个那个难受，你知道能难受到什么程度？他就是这个最后化疗几乎就把你全身细胞全杀光，上颚的表皮都脱落了，就露出这个真皮，喝水就跟刀割一样。我看这高凌风也是这样，所以我真是觉得我现在有点明白，当年这个鲁迅什么学医，当然鲁迅呢学了个半半半半瓶子晃荡啊，就包括孙中山什么什么学学医，哎，我真是觉得就是人类啊。 应该花这这全部的力量啊，去研究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死我们是不能避免的，但是这个现代医学，你能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啊减少人的痛苦？这个事儿，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，但我觉得这个我老觉得这进步它远远不够。说实在话，我对这些科学家挺有意见的，就是说你们还怎么还那么痛苦呢？你比如说一个一个癌症的这个病人，那缠绵病榻这一两年的这个时间。 你哎，我觉得要叫我呀，你你给你给你给我一针，你给给给给给给给我一针什么杜冷丁，还是给我一什么，那都行。你不，这是我觉得人类文明的标志，是不是应该说咱这科学手段，病治死了不怪你，但是能不能让人尽量减少痛苦？我特别受不了这种这种看到这种痛苦，这就你说这个问题是当今最敏感的问题之一，就是最近欧洲一个发达国家人家。 设了一个法，就是未成年人都可以自个儿决定自己的命运，叫安乐死。那么原来说你十八周岁成年人是吧？说或你活到七老八十、八老九十，你可以决定你的生命，对吧？但现在人家已经到了未成年人了，也就是你说这事非常敏感，我报纸刚登啊，我觉得这是犯罪，你让未成年人自个儿决定安乐死。但是他有的病，他他他有自己了啊。比如说他还没有到十八，他十七，他得了这种所谓不治之症。 啊，把气管拉开，全身全是管子，他最起码还得受三个月的折磨，况且还要花费大量的卫生资源和医疗资源，对吧？这个卫生资源、医疗资源，一方面是缺医少药，所谓看病难、看病贵；一方面的过度医疗，过度医疗什么后果呢？给他自己以及亲人带来痛苦。所以你要注意，现在世界顶级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安乐死了，而是未成年有没有这个权利。简单说，你有没有死的权利？你没有生的权利，对吧？ 父亲、母亲要生你就生出来了，也不用跟你商量。可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你有没有死的权利？你有没有死的这个方式？你说我怎么死？对吧？我有尊严的死去，那我就可以打一针所谓的这个麻醉剂，大约三秒钟失去知觉，我再给他注射一针所谓毒液，大约不到三十秒。您听着像是现在执行死刑的文明方法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执行 <laughs> 死刑现在我们中国也也有进步了，原来都是。 所谓砍脑袋、枪毙，现在是原来是枪，原来砍脑袋嘛，现在是后来改成枪毙，现在改成注射死刑。现在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执行死刑有两种办法，第一种办法就是还是传统，第二种办法就是注射。比如现在对于这些贪官有级别的人要执行死刑，一般都是注射。但是由于注射它需要设备，这个设备呢还不太普及，所以现在还是双轨制。是就是。 也也吃枪子儿，也可以吃枪子儿，也可以注射。哦，注射就比较人道了。有人说，为什么要这么人道呢？他都十恶不赦、滥杀无辜了，怎么死的时候还不让他折磨折磨他，对吧？哎，这就是文明了，这就叫文明。对，那那个折磨啊，是是人为的折磨。我说的这种折磨呀，还是这个医疗上面的这个折磨。你知道，医疗手段本身就会给人造成很大痛苦，这玩意儿。 很麻，我你看香港的那个前一阵叫那个五马呀，我没有查核过啊，我听说他就是说，那知道我有这个了，我我就不做这些个什么化疗啊、放疗，就不不不经过这个过程了啊，那就自己就那么去迎接这个这个死亡。但是如果或者可以换，我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怎么做呢？你不可能一听到说。 对不起，您您可能怀疑有癌症，你说 OK，我马上放弃治疗，你把我杀了吧？ <laughs> 你不可能这么做，你一定是会经历一一一一一路慢慢的过程，然后你最后才会觉得说 OK，我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但是刚才我再回到周老师刚才讲的，这个未成年人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安乐死，这个话我是坚决反对的。如果说你已经活到七老八十了，我觉得说我真的不愿意又什么开气管啊，这个插各种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尿尿管啊这个。 我我觉得你想有尊严的死去，我觉得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，我觉得可以理解。你让未成年人来决定这个，我我觉得是不不可以。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敏感，到今天，联合国会员国一百九十三个，只有一个国家，大概前前一段通过了这个所谓的法，还有通过的，通过了已经通过了，所以报纸都登了嘛。我，它是震惊全世界的一个应该说新闻了。 因为他争论非常激烈。你要知道，现在有些未成年人他没病，他都自杀呢，你还让他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哎呦，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，呃，在一个月以内，南方周末登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，啊，两个人，一个人就就是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，啊，陈毅有一个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丁学良教授，他是社会学的一流专家，哎，丁学良教授跟陈小鲁先生他们在。 这个南方周末有一版，就是说这个问题，说的应该说非常的深刻。其实每个人都应该看一看，因为早晚你你有这一天，你应该想到底怎么办？安乐死的问题，对，嗯，哎，你比如说有些老干部啊，陈阳鲁就讲他他他爸爸是元帅嘛，是吧？他们家虽然认认的不少，好多老干部，他说老干部到到到后来的时候，嗯，也是想说我们这个安乐死，但是不行啊。 你的命不归你啊，人家上级中央他不同意，所以说医生说你以为你说了算吗？你作为他儿子你说了也不算，他本人说了也不算，为什么？人家是这么高级的干部，你能不抢救吗？一般来讲都是不惜一切代价抢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看那篇文章写的相当好。你知道相比之下，他一说陈毅，我倒想起另一个，你知道有一个人啊，跟陈毅生前啊关系很好。 是中国的一个大文人，这个人叫张伯驹。他这个呃当年说民国四大公子嘛，张伯驹是其中一个。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就是这中国这个最早的这个画啊，这个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啊，呃，包括这个这个陆机的《平复帖》呀，就是现存的最早的人写的这个毛笔在纸上写的这个书法。当年人家卖房子卖地买来的，最后全捐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了。 全捐给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然后你知道文革的时候给整的呀？那这这是这老两口啊，他跟他老婆叫潘素嘛，那给整的那就过得贫民不如，一帮胡同里的老太太整天都这骂骂骂骂骂，指指指点点。老人家到最后死的时候，那天是弄个什么感冒，跑送北京一个医院，你知道住的什么病房？就七八个人的那种那种病房，实在是就很就很很不舒服。然后就是说能不能换个病房？ 换个病房不给换，说没有上级同意。他说那个换病房，后来是他的弟子还是朋友啊？有些人看不过去了，就拍着桌子说：“他捐给个无价之宝，捐献给你们这个国国家了。你他现在都都都都这时候换个病房，你都不能给换吗？”这领导批示换病房，人已经走了。你你你你想想这个，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广美这方面也有体会，病房。我觉得你对于这个医疗啊，还有这个病痛的这个未雨绸缪啊，其实是大家都应该要开始思考的。我觉得现在就是说，你你不要讲中国有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全世界各地都面临相对的问题。我去年在纽约的时候，我因为又有了疾病，然后被被那个救护车，呃，叫了救护车来了之后，来了之后他。 就是我已经就是人快撅过去了，他还要问你二十个问题，然后问完这二十个问题，确认各种的身份，这种你你到底到底怎么了？你到底之前吃了什么、喝了什么、干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之后他说 OK，我要送你到隔壁的那个公立医院。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送我去那个公立医院？因为我朋友，我朋友是个医生，他特别告诉我说，你千万不要让他送你到隔壁的公立医院去，因为那个公立医院。 很可怕，你要要求他送你到康奈尔大学的某个某个那个急诊部去那里的，你可能会受到比较好的 treatment。我还弄跟他说，麻烦你送我到康奈尔大学那个。他说对不起哦，根据我们的法令的话，那个这边车程过去十五分钟，万一你这中间出了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负责任。所以根据法律，我是不可以这样送你去的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他说除非你现在血压，那时候我血压非常低嘛。他说除非你的血压升到多少多少多少。 怎么怎么怎么着，就讲完一轮。我说 <laughs> 你花这么多时间跟我讲这事情，你能不能现在就把我送去？不行，就是你跟他各种的讨价还价之后，最后他给你打了点滴，打了这个那个之后，状态稍微回复一点之后，他说 OK，现在我要你签字。我手上还弄着打着点滴，我弯不起来。我说我没法写。字，他说你用左手写，你画一撇也得画。啊！我先生说我可以帮他画吗？他说不行，一定要自己画。画完画完押之后，他终于愿意把我送到康乃尔去了。 送到那边去之后，我基本上在康奈尔大学那个急那个医院的急诊部的走道上，挨着门边。那时候大冬天的，零下不知道多少度，那个风呼呼的吹，我就躺在那个走道上，活生生躺了三个小时。哎，你这是夸美国呢，还是骂美国呢？我没有夸他，我也没有骂他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就是说现在人面临的问题就是医疗设施的不足。 然后那个医生的态度，大概是我这辈子见过就是最糟糕的态度的一个医生。嗯。就是说，他面对这么多病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说，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走道上？我都已经快死了。就我旁边推进来一个女的，我都不知道她发生什么事情，她就是呼天抢地的，呀，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！我都不知道她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再一转头看，隔壁大概有一个九十岁的老先生在那儿骨折了，就说，我后来会觉得，说我有个地儿躺，其实已经挺好的了。 听上去不如咱们中国的，是吧？ <laughs> 他说这问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如何能够有尊严的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包括有尊严的死。你想要有尊严，你就不要生病。